一九三二年的四月啊，这个德国呢举行总统大选，当时这个纳粹党的首领希特勒啊，跟一战时期的这个德军元帅兴登堡一起呢竞选总统。其实本来啊，因为这个老元帅已经风烛残年了，他根本就不想再竞选总统了。但是，一瞅，我靠，谁跟我一块竞选啊？希特勒，哇，这不行，泼皮无赖啊，对吧？我我怎么着，我也得。 弄弄掉他是吧？要不然让他当了总统，这不这这脸丢姥姥家去了。所以兴登堡呢就击败了希特勒，当上了总统。但是呢，到了这一年的七月啊，希特勒领导的那个纳粹党啊，已经成为德国国会的第一大党。他得票的这个数呢，比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得票数的总和还多出五十万票。在这样的这个。 情况之下，那按照当时的德国啊，也就是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国会第一大党的党魁就应该出任政府总理啊。也就是说呢，按照规矩，纳粹党党首希特勒应该当总理。可是这个总统兴登堡他瞧不起希特勒，这个兴登堡一战的时候是德国的元帅啊，那人家在这个一战爆发前就是第二帝国的大将。 对吧？你希特勒一战的时候才是个下士啊，又没有任何这个政府的管理这方面的经验，他是搞街头暴力起家的啊，打砸抢烧，他是干这个的，是吧？以前连个科长都没个当过啊，你让他治理国家，让这么一个人当总理，是吧？兴登堡就死活不答应，所以他就拒绝了当时的总理巴本的这个辞职。啊总理呢，啊他想呢，还是让这个巴本干。 然后呢，让希特勒呢去当副总理啊，聋子的耳朵啊，你给我配着就得了。兴登堡这么处理啊，他是因为他瞧不起希特勒这个一战的小兵，同时呢，也是因为政治上的需要啊。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说，这个历史上的变革呀，有这么几种情况。就是说，你比如中国历史上那些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 但是呢，这是新司机走老路啊，走的呢还是那条路啊，换了个新手，新手上路，请多关照啊，没经验，不会弄，是吧？日本明治维新呢是老司机走新路，路是新的，不知道前途是否凶险，可能是高速，是吧？以前谁都没走过，但是呢，开车的是一老司机，经验丰富，可以把车呢是开的又快又稳，最危险的。 是新司机走新路，是吧？中国的辛亥革命其实就是这种情况。希特勒就是典型的新司机走新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最不靠谱。他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干的事儿呢又是以前体制内没人干过的。而总统兴登堡呢，就属于老司机走新路，势必要回避那些可能引发产生危险的因素，所以他拒绝任命这个希特勒。 当总理，那希特勒当然就不干了啊！其实希特勒是考虑过当副总理的，但是后来呢，就是他没答应啊。他说他不想吃半块面包啊，要来就来整个的。所以他就跟当时的这个总理巴本啊就吵起来了。他说，向罗马进军之后，意大利国王是否提出过啊让墨索里尼当副首相？这话就体现出来了，他很想学墨索里尼，所以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墨索里尼是当上首相的。 当这个希特勒再次觐见兴登堡的时候，就要求我还是想当总理。但是兴登堡呢，瞧不起希特勒，那一战的元帅嘛，不可能瞧得起下士。兴登堡喊啊，说不行，不论是在上帝面前，或者是在良心和祖国面前啊，那意思就是说，你想当总理啊，没门是吧？这个，所以希特勒跟兴登堡会晤之后，不但没当上总理。 报纸上呢还发出号外，说总统把他给臭骂了一顿，希特勒非常恼怒，是吧？这个一度想离开柏林啊，说我宁愿围困一个堡垒，也不愿意当他的俘虏。但是这个时候的希特勒已经感觉到了，他离胜利只差一里路了。那么这一里路怎么过去？希特勒决定改变行动策略，在他的要求之下，纳粹党徒不再是以往那种好斗的。 街头打手的形象啊，而是当这个新国会开幕之后，纳粹党表现得非常平静。反对派发言的时候呢，他们也是静静的坐着啊，没有在这国会里大吵大闹。这样这个很得体的行为，最终使希特勒手下大将戈林当上了国会议长。这个时候，德国共产党向当时的总理巴本提出了不信任案啊，所以希特勒知道之后是又惊又喜呀。 这才叫正想吃冰下雹子了，正想瞌睡呢，有人送枕头，求之不得。所以他下令纳粹党谁也不要反对共产党的提案。结果不信任案通过了啊！要说这个共产党也真是个猪队友啊！八本一下台，等于帮了纳粹党的大忙。之后举行议会选举，纳粹党呢丢掉了两百多万票，少了三十四个议席。表面上看。 人们对纳粹党的狂热呀在消退，实际上呢，这个时候让希特勒出任总理的请求不断的向总统兴登堡涌来，包括克鲁伯、西门子那样的实业巨头联名给总统写信，要求让希特勒当总理，甚至连刚下台的巴本都开始支持希特勒了啊！所以巴本后来在纳粹德国的时候出任驻外大使嘛，但是。 到一九三二年的十二月，兴登堡仍然任命了施莱彻尔出任总理。施莱彻尔是军人出身啊，也是一八九零年铁血宰相俾斯麦去职之后第一位被任命为总理的将军。这个施莱彻尔呢，也不希望这个纳粹掌握国家权力，那怎么办呢？他想通过实行军事专政来打击纳粹。 但是这种做法就很极端了，你为了反独裁要建立独裁，是吧？所以被总统辛登堡直接给拒绝了。那么这个消息可是传出去了，这个消息一传出去，是吧？主要的政党就都把施莱彻尔当成了人民的敌人，我们都要搞民主，你还敢实行专制，不骂你骂谁呀？对吧？这个多骂你一句还能给我们捞取政治资本啊！所以一起旗帜鲜明地反对施莱彻尔。 是吧？到了1933年1月底，施莱彻尔内阁总辞职，一共执政不到俩月。他一下台，总理得有人做呀。这个时候，金登堡提议让前面下台的那个巴本再次出任总理。但是总统的顾问告诉他，就算让巴本上台，也没法服众。唯一的选项就是希特勒了。不用他，局面无法收拾。 兴登堡听了这个意见之后，才同意有条件的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条件呢是巴本担任副总理，并且呢国防部长由总统指命。希特勒同意了这些条件，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啊，发布授权法，授予他超过先前凯撒权力的总理权力。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号，希特勒被正式任命为总理。 按照仪式规则，总统应该亲自委任希特勒为总理。但是由于总统兴登堡实在是太讨厌希特勒，太瞧不起他了，对吧？连这个仪式都没搞，啊，这仪式孤王不参加，是吧？也没有致辞对新内阁表示欢迎，甚至连未来的任务都没交代。爱他妈怎么着怎么着，啊寡人不感兴趣，是吧？ 所以，总理就职宣誓的仪式特别简短，就像这一场强迫的婚礼。然而，希特勒不能让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在无声无息中度过。他发表演讲，庄严的宣誓将维护魏玛宪法，保证在国会中团结多数，使总统不必再签署紧急法令。还有呢，他说他要解决经济危机啊，把被痛苦和争吵。 搞得四分五裂的德国团结为一体。他快说完的时候停了啊，等着这个总统兴登堡啊夸几句，给他点个赞啥的。但是呢，这位一战时期的老元帅啊，就是就跟那个要让部队赶紧解散的时候啊，就说了一句：“现在，先生们，与上帝一同前进吧。”完了，即便如此，希特勒这个连高中都毕不了业的人。 没能考取美术学院的人，在维也纳街头当流浪汉的人啊，甚至以前连德国国籍都没有的人，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三十号却当上了德国总理啊。他曾经说过：“永远不要轻视一个年轻人，因为他有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这句话虽然是从一个恶魔的嘴里说出来的，但是意思本身。 却是对的。就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那天晚上，两万五千名纳粹党徒手持火炬，在这个总理府前呢，啊，总理府前广场举行了这个火炬游行。他们用火炬摆成了这个纳粹的弯钩十字。当这个游行队伍经过总统府的时候，新登堡总统站在阳台上往下看，说：“哎呦，看来孩子们抓了不少俄国俘虏，打胜仗回来了。” 说明什么呢？啊，说明兴登堡总统啊，这个时候老年痴呆了，颠倒时空了，居然把纳粹党徒的火炬游行当成是一战的胜利游行。谁还能够指望这样的总统去制约希特勒的野心呢？所以，希特勒担任了总理之后啊，就要采取一系列手段干掉对他不满的敌对势力。首先是德共，于是呢，纳粹制造了国会纵火案。 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笑话，说啊，希特勒上台不到一个月啊，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号晚上，国会议长戈林的副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跑进戈林办公室啊，说：“先生，先生，不好了，国会大厦着火了。”戈林看了一下表，吃惊的摇了摇头，说了一句：“这么早啊？”作为这个国会议长，国会大厦着火了，他应该很着急，赶紧救火。他冒出来哪句？ 也不应该是这一句啊！这个笑话说明什么呢？就很多人心里已经认定，国会大厦这把火是纳粹自己放的，是吧？所以他说：“哟，这么早啊？约定了，这应该是两点半放，啊你们怎么一点半就着了，是吧？”德国人是很守时的。现在呢，这个还有一种说法，是吧？说整起案件是前德国共产党员卢伯个人干的，跟纳粹共产党都没关系，希特勒事前不知情啊。但是呢？ 这种说法也有疑问啊！那么大的国会大厦，那个年代也没有现代炸药，靠一个人能把这大厦点着了，不太现实啊！所以啊，这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不管怎么样，纳粹党充分利用国会纵火案啊。希特勒对现场采访的记者说：“让上帝保佑，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他说：“啊，你现在看到的是德国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这场大火是个开端。” 如果共产党控制了欧洲两个月，全大陆都会像这座大楼一样陷入火海。结果，国会纵火案就像共产党对前总理巴本提不信任案一样，给希特勒帮了大忙啊！他整垮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些左翼政党的机会到了。希特勒借着这场大火啊，强迫国会通过国家紧急法。 啊，又叫消除国家和人民痛苦法，怎么消除呢？就是取消魏玛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通信和电话谈话的秘密、集会结社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通通消除，你什么自由都没有了，你就不痛苦了。这么一来，人民的自由被剥夺，德国其他政党的力量也被削弱。 那你说，这么样一个法案，国会怎么能够通过呢？纳粹冲锋队控制了国会，阻挠其他政党的成员进入这个投票地点。如果你敢投反对票，是吧？就像像什么天主教中央党啊这种，你敢投反对票，那那就对你。 辱骂、殴打啊！六百名纳粹党的国会议员身着纳粹褐衫啊！哎，希特勒只要一讲话，他们就这个起立行纳粹的举手礼，就欢呼；别的政党的代表一发言，就起哄。所以国会就通过了这么一个法案。这个法案一通过，纳粹专制统治就建立起来了。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